信主五年啊，六年、七年的，你们如果信主五年、半年了，你如果作为爱主了，你会发现就会很复杂。我刚刚信主了，教会啊是全世界各个团体最纯洁的，就不是纯洁的，教会中间照样吵架的。教会中间谁吵架？一般基督不吵，同工们会吵架的，吵了很苦的了。 是吧？所以你们啊，我就发现了，那个蒙恩稍微久一点了，你们可以听。你蒙恩久一点了，但我耳边风不要听了。好好好，我就发现了，我在美国佛事了四十五年了，我发现了每一个教会中都有两三个人，事情不做只会批评的。 <laughs> 是我在美国呢，保证你们每一个教会都有的，神很公平，都分配几个人的。事情不做，这个你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就会批评的。那我不知道了，你们 Frankfurt 有没有？看你们笑的样子，大概也有了，哈、啊，也有了。那这些人呢？我刚刚做传道，祷告主要做啊，感动他不要来聚会嘛。我刚刚做传道能力不大嘛，我刚刚做了点公司好的话，都给他一讲的话，都都都把他破坏掉了嘛。 就他还来，我不让他讲话，他祷告中间来骂我的啦。呃，祷告也不知道拉下来的嘛。那么我这是非常为难的。那这是我啦，从这个苦难中间过来的，呃，以后的话你拯救我了，胜过这个苦难了。对这样的人呢，这样的人呢，怎么对付法？我有办法对付的。怎么对付法？头一个对付法呢，讲到称赞他。 哦哟，某某就真爱主哦，某某只会真爱主啦，多称赞他几句了，他下次不会再私下讲坏话的。那这是一个第二个，封官，怎么封官啊？不能请他做教知识会主席吗？这可以的，分区团级主席吗？ 团结主席害这个团契啦，团契中弟兄小组主席嘛，姊妹小组主席，嘛，他这个小组四四五个人嘛，也不多嘛，只有封他的官了，下次我批评他，我也懂的嘛，我也做应付人不得，这个叫这叫手段，神也不让我用，是我知道这个手段嘛，只好让他了，就会做麻烦了，那么以后啦，不是麻烦除掉。 但是我里面成长了，胜过这个麻烦的。比方什么呢？一个河啦很浅，有下的石头嘛，你船撑不过去嘛。一个办法把石头拿掉，对吧？船可以过去。另外嘛，水涨高一点嘛，就越过石头了嘛。石头还在吗？所以神常常不是把石头拿掉，是神在我里头的灵命的水增高。 越过去了，啊，再批评也好啦，那种不受影响啦，那种过去了。过去了之后呢，等到我在做佛事麻烦了，是过去。那是长老只是吵架，或者意见不合就吵架了。所以我的经验什么呢？教会吵架了，不是平信徒吵的，平信徒没有资格吵的，是同工们吵。吵什么？大家商量了，我们这个教会或者团契了。 不良最近要做什么？有的人祷告说应该有补道，有的人祷告候应该陪领了。所以我祷告是补道了，我祷告了三天才清楚了。就你祷告三天有陪领的，一定没错。我明明知道是我祷告来的吗？所以如果你们补道了，那我就跟你们同工；你们不跟着我的意思补道了陪领了，那你们去做，我就不做了。不有分了，这个还好。 来告诉别的弟兄姊妹了，我们昨天开同工会啦，他们这同工都没好好祷告啦。我明显感动是应该不到嘛，他们还决定陪领了，但我是不会参加了，就影响到别的人，教会弟兄姊妹分成两派，教会的教会弟兄吵架，弟兄姊妹吵架，都是同工长老引起来的，引起的是什么呢？教会也好，团教没有名，没有利的，大家都为着书摆上嘛，就是这个主张。 要你接受，你听我的主张了，我拼了命都做了；你不听我主张了，我一毛不拔，不会做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经过死因的诱惑，第四节，好吧？这第四节了。所以我呢，简单跟你们讲了。我到美国各地去了，难得一个教会中的长老这是不吵架的，厉害的传道人跟长老这是吵架啊。 传道人啊，有一种传的真不该吵架的，薪水不够高，要求啊，这是会让明年薪水高，这是会不可能吵架的哇，这是太低等了。按照我来说做传道的奉献嘛，你在乎介乎薪水高不高的话呢？我如果薪水高不高，我做工程师去了，何必做传道嘛？我做传道一切摆上了嘛。 是我做传道了，在美国四十几年，从来没有跟教会的埋怨到我的薪水不够，就薪水很低。我在美国做传道了，开始个教会了，教会给我的钱呢，我的房子啊，是一位医生呢买的房子给我住的，六个房间，我十一个孩子，十个九个孩子嘛，十一个人嘛，六个房间了，就我支付了三百五十块。 他买下来了，他要银行付钱了，有三百五十块 mortgage 了，他要我来付，而他则奉献了三百五十块奉献给我，是我住家都一平免费的，其他钱呢，只给我付到水电费和那个电话费，吃饭钱都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家呢，你要知道了，九个孩子嘛，那个胃口很好嘛。 我们孩子学校放到希望学校了，面包袋八片的了，哇！以后同学都笑了，怎么带了八片的了？以后不好意思再给了两片的，嘛，是？好了，给了三片的嘛？ <laughs> 那么里头都没有肉，没错，肥肉了，还加 ham 了，或者不过一些青菜就是了。我们这样的辛苦的啦，那我们呢？这样的过了二十年，我没有埋怨，没。 满月了，所以我纽约教会呢开始了，就我做传道，我怎么说了？你们肯请我做传道，我也愿意来，神有我来的。所以你们呢，我总得侍奉主了，我不是跟你们要求做做故工了，一定跟你们讲薪水的，我从来不讲薪水的。那这是呢，我教会中间呢，总是传道人跟教会间没有吵架。 好多教会的传道人呢，跟牧师、跟教会就是吵架什么，加薪水不肯加，这太低等了，连世界上都不如了，是吧？那么再有一个什么的，意见不合。那么有一个啦，我想你们没有啊，在美国的查经班毕业出来的人啊，组织教会啦，都独立教会，牧师来了，请他加入到信会。 加入经济这样的到了宣道会，就把宣道会的名字挂起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教会啦，牧师有了，牧师年老了有退休金的。你加入到金信会了，叫做宣道会了。你加入过了什么你牧师年老的宣道会和金信会给牧师了有退休金的，好一点了，做一些房子给他们住的了。 说牧师了，为着自己退休之后啦，能够有退休金啦，有房子住了，要求教会去参加参加了进行会，参加了宣道会的啦。那这是背后的故事。那了不知道就好了，就说进行会怎么好了，宣道会怎么好了，怎么能够帮助你听了有理智的人不参加嘛？那我是不赞成，为什么？你一参加进兴会了。 基督徒来本来不是金信会就不愿意来了嘛，他本来的本性是信义会嘛，你金信会他就不来了。你是一个独立教会了，你无论金信会、宣道会什么都来了嘛，都可以来了嘛，就简单多了嘛。但是这个教会呢，因为牧师的好处，就全教会参加金信会和宣道会了，就有一些基督徒都不来了嘛，害了教会了嘛。那这些东西呢，长老就事了，不知道就无所谓了。 牧师之说：“张老师是好了，知道的了，不肯。”牧师和张老师吵架，就这样吵架下来嘛。那么这一辈子吵架了，就到底了，我们教会的方向怎么样，重担怎么样，是吧？那这些吵架的话呢，都是不同的看法啊，不同的意见呢。所以到这个时候了，有一个名叫破碎。你们刚刚唱诗了吗？你们这个诗歌的破碎了，意思还没有写出来。 什么叫破碎了？不凭着你自己，你不要以为说你祷告三天了，有引导怎样了，人家祷告一定不准确，乃是你的祷告了，掺杂着你以往的背景的故事，因为你欢喜布道的啦，中欢喜的下一次再有布道会，你以往参加教会很注重布道的啦，你在教会中的负责说长子的话，也盼望教会多有布道会。 是吧？这个老的背景影响你的，不是圣灵感动你。破碎怎么样？我的以前教会是注重不到的，我今天的教会组织长老做事了，不把我的背景影响我的观念，这就破碎了。啊，破碎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，破碎就是老的不凭着老的来定规做事了，叫别人来听你的了。 乃是你把你自己破碎了，听别人有主张跟你不同了，你祷告了，看圣灵怎么引导你吧。引导了，哎，这然后找引导来做了。那可能这个引导了，刚刚跟你的背景想都很好了，可能引导跟你背景不同的了。但是你不凭着自己以往的背景了，单单在神面前了，就把自己所谓破碎了，破碎不凭着我自己就破碎。 然后才能够引到了，到这个时候呢，教会长老做事了，才会没有争执，没有吵架了。那这是什么呢？十十篇第二十三篇第四节。我虽然行了死荫的幽谷啊，你们要我多讲话，多讲几句好吗？嗯。你们去过以色列的没有？你去过了？啊。 有几个姊妹去过了？我在美国了哈，差经班多嘛，教会也多嘛，我就问了，你们几个人到欧洲去去旅游？有二十几个人旅游，你们二十个人旅游了，加拿大去了没有？没有去，不爱住。有钱去旅游，先不到加拿大，先到欧洲去玩，不爱住嘛？你没有钱当然不旅游嘛，你有的钱呢，有国家去了，先到。 迦南地区、以色列去旅游嘛，看看主耶稣传道地方的。说我到以色列去过两次，去过两次了，我都圣经了一两百遍了。去过两次了之后了，对圣经了解更加深刻。没有去过都不大了解了，去了那里啊才能够了解的啦。那你比方说了哈，我们去了以色列，我们去以色列了，看见好多的树，有一个树借财树。 那你知道我从前呢，是在中国大陆是弥陀圣所带领的，弥陀圣带领讲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啦，天国的比喻，天国主要是像个芥菜啦，那是有长起来大树了，飞鸟都在里面啦。你陀圣怎么解释？畸行发展。为什么用光？你从来没有学以色列？芥菜都小小的嘛，就成为大树了嘛。 我到以色列去了，所有的建材都是大树，没有什么小小的。这个泥土上没有去过以色列，什么泥土上看了这么多树林树了，这点还没有看懂了。说是建材种什么，乃是奇形发展，不是奇形发展嘛？加拿以以色列的建材都是十几尺高了，但是最要紧什么呢？纸啊非常的细。 所以你们心心像建材总一样吧？所以我去了以色列了之后呢，才对这圣经呢有所领会的啦。以我也劝你们了，你们啊没有书没有拿到学位，工作没有了，不一定有经济。有了早先到以色列去参观参观啊。现在要去的话呢，你要参加一些团体了，要参加中国人团体啊。我头一次去参加美国人团体了，导游了。 一个西一个那个是是中东的人的英文也不好，我的英文不好，他讲话我都听不懂的了。所以第二次我们自己组织一个旅行团去了，我们请个叫张世贤，一个中台湾去的一个牧师，到西伯来大学读了八年了，还没有读完呢。他的他和他的太太啦，都是在政府考试有执照的啦，可以做导游的。 你列导游定的政府考试过了啊？那么张世贤陪我们去看呢，那叫我讲了好多了，讲了好多了啊！我比方举个例啊，我们讲到完了可以随便谈谈啊。我们有一次到了岳博，你记得吗？乃是岳博呢，那是彼得呢，在岳博的顶上呢。看见异象嘛，是吧？天这个布裁下来了，我们要去看岳博，所以这个的导游呢，张世贤呢，带着我们呢。